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硫磺岛一场血战啊，这个美军获得了最后胜利。现在呢，终于到了日本的最后一道屏障——琉球群岛啊。琉球群岛这个名字，大家听的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咱们讲中国史的时候呢，经常讲到一个琉球王国啊，就是指的是这儿。 啊，琉球群岛啊，是从南到北一长串小岛，北临日本九州，南边离台湾岛不远。其中呢，最大的一个岛冲绳岛，离日本本土、台湾岛和中国大陆几乎都一样，五百公里左右啊。控制了这儿，就可以用空军攻击这一大片目标。冲绳岛的面积可比硫磺岛大多了，那有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岛上地势比较平坦。 只有几座不到四百米的小山儿，都覆盖着热带的森林啊。日本这边守卫冲绳岛的是陆军第三十二军，一共这个两个师团、一个旅团，七万七千人啊。日本这个呃战时的这个编制啊，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啊。咱们讲说这个别的国家啊，你像这个。 英美包括德国啊，集团军群、集团军啊，然后军师旅啊、团、营、连、排、班是吧？苏联呢是方面军啊，方面军、方面军底下集团军啊，然后军师旅就就往下排，有的时候就就是集团军底下直接辖师。日本的不是啊，日本在战时他的部队的编制啊，从下往上数班、小队。 小队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这个排，中队中队相当于连啊，大队相当于营，连队相当于团啊，连队往上是旅团是吧？日本一个旅团多的时候有七八千人啊，所以他这个旅团实际上的它的规模就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了。他的这个编制呢也是少将啊，旅团长一般都是少将啊，再往上就是师团，师团过去有两万多人，一个师团两个旅团。 啊，一个旅团两个连队啊，采取这种编制啊，所以两万多人。后来日本觉得编制太臃肿，指挥不便，就变成了一个师团下辖三个连队，那也有一万多人啊。这个师团长一般都是中将，再往上就是军啊。军呐，日本的军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集团军，相当于西方国家的集团军，因为他的军可大可小啊。你比如说这个。 当年在中国战场上，日本驻守武汉的第十一军规模最大的时候有三十万人，你想那不是绝对是集团军规模啊？军再往上就是方面军，日本没有集团军啊，再往上就是方面军，对吧？比如说华北方面军啊，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呃，讲那山下奉文守这个。 菲律宾十四方面军啊，守南洋；金村军第八方面军啊，这是方面军啊。方面军再往上是总军，啊，总军那就相当于这个，就西方国家哈都没这个编制，那就是就是相当于方面军群啊这么一个编制。总军什么叫总军？你比如关东军是总军，啊，吧？关东军是总军级别的。然后呢，中国派遣军就是侵侵略中国大陆，中国派遣军这是总军级别。 南方军是总军级别，那就整个东南亚啊，越南、菲律宾、什么老挝、泰国什么的啊，这一直到什么瓜岛，整个太平洋、东南亚都属于南方军司令部设在越南的西贡啊，就是南方军是总军级别。然后日本国内后来编了第一总军、第二总军啊，这总军是最高级别啊，所以现在日本首冲绳三十二军。 七万七千人，这差不多就相当于集团军规模了吧？西方国家一个军一般就三四万人嘛，啊，司令官呢是牛岛满中将啊。早在这个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在冲绳岛啊修工事，布置了大量的火炮和坦克，储备的物资啊堆积如山，是吧？牛岛满认为呢，冲绳岛太大，手下这些人没法防御全岛，所以呢就把部队集中到了古代琉球王国的首都。 首里城啊，这个首里城呢。 呃，当时保留着古代琉球王国的宫殿啊，因为琉球王国是明清两朝中国的藩属啊。你看那个他那宫殿里挂的那些个匾呐，都是什么康熙皇帝赐的，是吧？中山世土啊四个大字，是吧？然后那个首里城的迎宾门，是吧？就是迎接中国使节的大门，就像中国古代那种牌楼，上边也是四个大汉字“守礼之邦”啊，他是遵守礼法那个守礼啊，不是首里城的这个守礼，是吧？然后。 这个首里城呢，叫一座城，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堡啊，是建筑在这个陡峭山脊上的城市。牛老板觉得这个冲绳岛绝对是所有岛屿里防御最坚固的一个。不过呢，他也没指望真能阻止美国人，只要能尽量拖延就可以了。美国这边负责登陆冲绳岛的部队啊，这回换人了，因为要打冲绳岛嘛，规模很大。 啊，由西蒙·巴克纳中将指挥的第十集团军负责，旗下呢包括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超过了二十万人啊。除了斯普鲁恩斯指挥的第五舰队之外，英国皇家海军还派出了一支舰队一起掩护这个登陆。 盟军集结在冲绳岛的舰艇超过了一千三百艘啊，包括大大小小的航空母舰四十艘、十八艘战列舰、二百多艘巡洋舰、驱逐舰、两千多架飞机，可以说呢是这个为进攻日本本土啊进行一次隆重的彩排。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号，英国皇家海军飞机空袭了钓鱼岛附近的日本基地，吹响了进攻号角。同一天。 美军在冲绳岛旁边的庆良间群岛登陆啊，这也是日本这个自杀摩托艇的基地，但是没有什么防备，所以美军呢仅仅伤亡了这个一百多人，就占领了小岛。摩托艇自杀攻击这事儿呢，就算歇菜了。之后，美军又登陆了附近的几个小岛，把远程火炮布置在上面。四月一号，海军陆战队三个师在冲绳主岛登陆，登陆过程异常顺利。 本就没有任何抵抗，美国人都不太习惯啊，有点无所适从。很快，冲绳岛中部就都被占领巴克纳决定提前向南北两边进发啊！岛上波澜不惊，海上却是热闹非凡。现在神风特工已经是日本人一种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几乎每天都有自杀飞机光临。美国人对神风特工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依然有不少舰艇被击沉击伤。 富兰克林号航母被重创，连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都被撞成重伤。英国皇家海军可没见过这玩意儿，几艘航母被击中，好在呢，英国航母甲板都带着装甲，所以损失不大。最猛烈的自杀攻击啊，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海里。四月六号，大和号战列舰带着一艘轻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起锚出发。 开始执行天号作战，这个作战就是要用大和号当诱饵，吸引美国人注意，让神风特工有更多的机会。根据命令，大和号要发扬日本海军光辉传统，如果能到达冲绳岛，大和号要主动搁浅，成为一个不沉的巨型炮台。弹药用尽之后，所有船员要作为陆军上岸作战，所以呢，还给大家配备了轻武器。这支部队没有任何空中掩护。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成功，唯一的意义就是作为所谓一亿总特工的先驱啊！一亿日本人都当特工队。果然，大和号刚一出门就被美国潜艇发现，潜艇艇长啊，连密码都懒得用了，直接用明码通知总部：大和号出动啦！那斯布伦斯一开始呢，想用这个战列舰迎击啊，结果人家这个告诉他说，米切尔将军呢那边没等您命令。 是吧？就已经派这个飞机出发了。那原来这个米切尔啊，听好多人传言说这个武藏号啊，其实是被潜艇击沉的。一琢磨这不行，大和武藏这种目标不是老有的，绝对不能再被这个潜艇抢攻了啊！所以四月七号清晨，美国侦察机刚发现大和号，中午时分，第一波轰炸机就赶到了，大和号的。 四百六十毫米主炮可以发射一种对空炮弹，此时呢也开始向这个美国飞机开火，不过还是被几枚炸弹击中，燃起大火。美国人仔细总结了“武藏号”的经验教训，对怎么打大和做了精心准备。首先，轰炸机和鱼雷机间隔着来啊，船上的高射炮一会儿瞄天上，一会儿瞄水面，很快就晕菜。 其次呢，也是这个美国人最损的是什么呢？让所有鱼雷机都攻击大和号的左舷，这样大和号每次被击中都是左舷进水，为了不倾覆，只能往右舷注水。三百八十六架飞机组成的三个攻击波过后，大和号身中十枚鱼雷、七枚炸弹，船上所有武器都被摧毁，左倾二十度，没法恢复。 再注水啊，那就干脆就直接沉了算了啊！所以到了下午两点二十分啊，舰长有贺幸作少将下令弃舰，但是这时候船上通讯中断，大部分水兵都没有收到命令。仅仅三分钟之后，大和号向左翻了个个同时内部弹药库发生大爆炸，冲天火光形成了蘑菇云，在几百公里之外都能看得到。几乎同一瞬间。 大和号就断成了好几节，沉入海底。这支舰队的司令伊藤整一中将和舰长有贺幸作少将以及两千五百名官兵随着大和号沉入海底，只有二百多人生还。大日本帝国海军至此彻底全军覆没，直到战争结束，再没有任何行动了。 目光回到冲绳本岛，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师部队齐头并进，顺利占领了冲绳岛北部。但是陆军呢，在岛的南端遭遇了顽强抵抗，进展缓慢。四月十三号，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传来，美军上上下下陷入震惊和悲痛，是吧？日本人趁机大做文章，到处散布传单，说这就是你们美国式的悲剧。 牛岛也趁机发动反击啊！为了这个对付美国人的坦克，他专门训练一批敢死队员，怀抱炸弹钻到坦克下面引爆。这一招呢，效果不错，是吧？美军节节败退，一天就损失将近五千人，最后还是靠海军火力支援才挺了过来。双方陷入到了太平洋上最后一场惨烈的争夺战。四月二十二号，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范德格里夫特上将。 一起登上冲绳岛视察，跟巴克纳开会研究战况。这个会呀，开的是火药味儿十足。巴克纳一上来就说：“这是一次地面作战。”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海军别管。尼米兹立刻冷冷的说：“没错，这是一次地面作战，是吧？但是我每天要损失一艘半军舰，所以如果五天还不能突破，我就调别的部队过来，是吧？”最后呢，巴克纳决定把两个海军陆战队师。 调过来加强进攻。两天之后，日军防线终于被突破。牛岛呢，一看这个形势危急，就发起了一次孤注一掷的总反攻，还拿出一部分兵力用驳船运到美军后方登陆。但是在美国人绝对制空权之下，要想调动部队，谈何容易？驳船刚出发就被发现，没走多远就被赶来的驱逐舰消灭。 正面的主攻部队刚从工事里出来，就被美军炮火铺天盖地轰了一顿，白白损失了大量的兵力。五月八号，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冲绳岛海面上每艘军舰都向日军阵地开三炮表示祝贺。美国人在这个 M 四谢尔曼坦克上装上火焰喷射器，掩护步兵前进。 日军防线一道道被突破，牛岛只能在夜里把被突破的防线上的部队撤到下一道防线继续死守，防区一天天缩小，但是他依然没有死心，还组织了一次大胆的空降行动，甚至派出几架飞机带着几十个伞兵投入战斗。美军呢，在冲绳岛的这个两个机场啊，已经投入使用了啊，日军的伞兵呢，被称为这个翼列空挺队。 神不知鬼不觉飞过来，飞机还没等停稳，啊，这个空降队员就跳下来，冲着停机坪啊就开火。虽然这帮人呢很快被消灭，但是还炸毁了不少飞机。五月三十一号，海军舰队攻入了首里城，巴克纳满心欢喜，以为战斗就要结束。这显然是图样图森破，那他桑普泰姆拿衣服了，是吧？牛岛带着手下退到岛的南端，精心布置的防线，继续拼死抵抗。 美军靠这个喷火坦克开路，好多日本兵被烧着了以后，就冲过来抱住美军士兵同归于尽。前进每一米啊都非常艰难。美国海军用哈尔西啊这个代替斯普鲁恩斯支援冲绳岛，结果哈尔西特别点儿背。六月五号一阵台风席卷冲绳岛，舰队严重受损，三十二艘舰船受伤，一百四十二架飞机被毁。这简直比日本人这个。 还厉害那，所以这个哈尔西因为这事儿就上了军事法庭了，被判负有责任，应该撤职。但是尼米兹说，咱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撤了这位民族英雄，所以哈尔西没有受处分。六月十七号，美国陆战二师在冲绳岛南端登陆，牛岛满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呀，只是时间问题了啊！所以巴克纳用明码电报劝降牛岛，根本就不理。没想到第二天，巴克纳到前线视察。 突然，日本人一发炮弹飞过来，啊，弹片呢击中了他的头部，巴克纳当场阵亡。他就成了整个二战美军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啊！这巴克纳呀很有意思啊，他爸爸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的南军将领，是吧？他爸爸六十多岁，就是这个南北战争打完了之后，六十多岁的时候生的他。 是吧？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是一八八几年嘛，啊，那个时候他爸爸已经六十多了啊，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了。然后巴克纳这个阵亡的时候也是六十多岁，啊，所以你说他爸爸怎么是南北战争时候的将领了？这都快一百年前，快八十年前的事儿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爸生他比较晚啊，所以这个巴克纳在这个升旗的时候就更有意思啊。他在这个冲绳岛上升升国旗的时候，他不但升美国国旗，他还升美国南部邦联的旗帜。 是吧？然后当时就说：“哟，你这太过分了，这等于叛军的旗帜你怎么升？”他说：“你别忘了我爸是谁他爸好像在南部邦联就是中将啊，就是美国人也很有意思啊。结果他阵亡了啊，整个二战当中级别最高的将领。六月十九号啊，牛德满给东京大本营发出诀别电，然后呢命令部下啊发动万岁冲锋。卫生兵给伤员注射这个。” 过量的吗啡让他们平静的死去。牛岛满在最后一波万岁冲锋出发之后，在司令部那剖腹自杀啊！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参谋啊，叫八原博通大佐，要跟着一起死啊！牛岛满拒绝说不行。八原参谋是特别有这个头脑的一个人啊，说你活着，把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告诉大家啊！所以呢，八元就成了冲绳岛生还下来的日军里边级别最高的军官，大佐嘛。 是吧？后来他不负牛岛满的嘱托，写了一本《冲绳岛参谋手记》，成了研究战史的宝贵资料。冲绳岛战役，美国登陆部队一共伤亡八万四千人，其中一万四千人阵亡，超过了硫磺岛和瓜岛之和的两倍，在整个二战也仅次于阿登反击战。对于美军的伤亡来说，是吧？由于战斗太惨烈，是吧？超过两万名士兵啊得了神经衰弱。 除了巴克纳之外，美军还有一名准将阵亡，可见战斗之残酷。日军出动两千多架神风特工飞机，开始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叫樱花弹啊，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操炸弹啊，还是念第一声啊，用其他飞机啊带到附近扔下来，飞行员开着冲向目标，有人驾驶的导弹。 啊，樱花弹呢，装有三台固体火箭发动机，时速超过八百公里，战斗机很难拦截。头部呢装有一吨炸药，威力非常大。美国兵称之为“八个弹”。整个冲绳战役持续三个多月，美国海军舰队啊只能驻扎在附近，长时间暴露在神风特工的攻击之下。一共十二艘驱逐舰、十五艘登陆舰被击沉，三百多艘舰艇受伤，伤亡人数超过了一万。日军这边呢？ 超过十万名士兵伤亡啊！不过居然破天荒的有七千多人当了俘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守军当中啊，是吧，有很多本地招募的琉球人，没怎么被洗脑啊！琉球王国是一八七四年才被日本人吞并的嘛，啊，到现在为止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呢，你想想是吧？所以这些人好多人他不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啊，认为自己是被日本殖民的，是吧？ 不过，冲绳岛原住民还是有十几万人死于战火，其中呢有不少啊是日本人呐这个逼着自杀的。打完这一仗，冲绳岛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就变成了一片这个尸横遍野的末日景象啊。 关于这次战役呢，有两部电影很值得推荐啊，一部是前几年拍的《血战钢锯岭》，还有一部呢是日本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啊，描写大和号的最后时刻，特别表现了很多日本兵参加自杀攻击的矛盾心情，很值得一看啊。冲绳岛被成功占领，两年多的岛屿蛙跳作战终于宣告结束。 这么多岛屿一个个打下来，美国人就发现了，越靠近日本本土的岛，日本人经营的时间就越长，抵抗也就越激烈。一个冲绳都要付出将近十万人的代价才能拿下，那要占领日本本土，看来没个一两百万头人是不行的呀。那这个代价，美国人绝对接受不了。那有什么办法能尽量少死点人呢？ 聪明的美国佬啊，就把思路转向了海底和天空。那么他们准备如何打败小日本？小日本的一亿玉碎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